闲言碎语不要讲，热闹各大金街上。武松说：“嫂嫂，我要到街上买贡品，祭奠我兄长，哭一场。”潘金莲闻听心安息，哼，大个子，快走吧！你走了，西门庆官人好逃荒。武松他人类把楼下，心中早有大主张，嗖的一声来到了，就到了团头喝酒的大门上。 这个时候，老团头正在家里坐，琢磨这个心里光晃晃。他晃晃什么呀？他听说武松回到了阳谷县，准知道要闹大饥荒。乱子要是牵上他，就武松那个脾气，错不了让他过热烫。听说挨上一顿打，要是中了，说不定脑袋里脖腔到那时吃嘛也就不香了。 <laughs> 爸爸爸。 有有有，倒不如我这就去找武二郎，真情实话对他讲，我求得武松多原谅，拖过眼前这一出，那个丈人再干这一行了。一伸手，膝底下摸出个布口袋两踉跄跄到了大门上，直溜溜打开了门两扇，我找我我娘哎，在门口站着武二郎。 武都头，你来啦！我正要登门去拜望，虽说这掏出了小口袋，双手就递给了武二郎。武都头，你看看吧。武松他接过，打开看，嗯，两样东西里边装，见两块骨头似又黑，一锭银子明晃晃。老人家，这是何意，都头啊？这就是大郎之死的愿望证件，好。 果然有缘，缘还不小呢。你讲，哎，那一天，十二月初一清晨起，我家中来了皮条王，哪一个？ 就是紫实街开茶馆的那个王婆子，她这个外号皮条王。她言说：“你哥得病下世去了，让我去看这程连号发丧。他在前，我在后。刚走到紫实街口上，拐弯碰上了人一个，哪一个？他是人间无阎王，福星西门。” 案子明清，他把我拉到了酒楼上，先请我喝了三杯酒，又取出这锭银子，往我怀里装。他让我验尸之戏，闭着眼。哎，啊，闭着眼怎么验呢？哎，可我这个心里就亮堂了。我是无独头，建议你变梁城里去公干，他就和你嫂勾搭上，好 你别瞪眼呐！这个事杨阳谷县哪个不知道啊？就瞒了你哥武大郎到了你家里，我解开纸圈偷眼看。 娘给吓得我当时喊了娘！大郎他嘴唇咬破好几处，鼻子眼里淌血浆。明明是灌的毒药死，却当做病死来发丧。说实话，当时都头你要在，我也敢说破这一桩。只可惜没有都头在，是真情实话对谁讲哎？我只好咬破了舌尖装疾病，回到家里不起床啊。第三天听说要烧化。 我又急又恨又疼得慌，急忙忙我买了一百黄表纸，假装去祭奠武大郎。到了城外化人场，我偷偷的两块骨头修内藏，就等你回来当证件打官司告状上公堂。这就是大郎之死的事情，话并没有半点来隐藏啊！杜头老何军，从头至尾讲一遍，那武松。 手托着尸骨，泪汪汪；嘎巴巴，钢牙咬得脸生响。无名怒火撞顶梁，呔！潘金莲，小贱妇，你好狠毒，啊！活活的害死俺兄长！呔！什么样的个西门庆，你竟敢欺负到武松我头上？这武松，把刀在手。 就往外走，老何就吓得脸都黄了，一步两步连三步，紧在后边拽衣裳。我说武都头哪里去？武松说替俺兄长报仇。 血恨，我要杀！我说武都头，你先瞒着杀呀！哎呦，我说杀人不如上公堂，你先到堂上告一状，请老爷给你拿主张。大堂上老爷要是准了状，按国法也能给大郎报冤枉，就用不着惹下杀人祸一场了。堂上老爷要不准状，哎，你再杀人闹饥荒。武松闻听，把头点，好。 何九叔，就请您陪俺上公堂。老何就摆手，那不行。嗯，你别瞪眼，我是说有一个小孩得叫上。小孩？对了，他帮着大郎捉过奸，他给大郎帮过忙，详细事他比我清楚。少了他不能上公堂，没他官司赢不了。哦。 武松说：“他姓啥叫啥，何处住？哎，他叫陶曲儿，家住在南关南头破草房。请，哎，走。两个人刚把南关进，你说怎么那么巧啊？这东头回来了陶七儿小货郎，武松一看认识了，上前施礼，开了枪。啊，小兄弟，哟，五二爷，方才都怪我不对，我这个脾气太莽撞。哎，哎，五二爷。” 这会儿你都知道了吧？哎，武松气的一跺脚。小兄弟，我正是来请你帮忙，帮忙。陶谦心里说：武老大生前对我好啊，俺们俩做买卖从来没分帮。 从大郎早惨死，我实实在在疼得慌。为捉奸，王婆子撞过我一头；西门庆揍过我三巴掌，还就数潘石心眼好，掐的我顶上像长疮，到现在还琢磨起来疼呢。我说二爷，这个忙我算帮定了。二爷呀！ 不提此事俺不生气；提起这个事儿，真叫俺把牙咬碎。自从你公差在身去汴梁，西门庆。 就和潘氏不正当，两个人屋里不正经，勾王婆专管放哨大门上。那一天，我和大郎定下了捉奸计，可就忘了西门庆那贼武艺强。当时候我缠住王婆院里打，大郎就往屋里闯。听人说捉奸不能喊，他倒好举着个菜刀直嚷嚷。耶，屋里边出来了西门庆，那怀中武艺真不让，也不知是那个什么法，大郎就摔。 那了地当阳，那个西门庆赶到近前又是一脚，怎么样？正踹在大郎命根上，奸夫淫妇没捉住，是倒叫大郎受了伤。这本是正月三十出的事，二月初一就听说大郎一命亡。耶小淘气儿，比比划划。 讲一遍，跟何九说的正街上，淘气说：吴二爷，大郎死的太惨了，你得给他报冤枉。去带潘时，解下我这个裤腰带，抓王婆。临到我先劈出一行，打西门庆。二哥，你和他动手，我爬墙干活烧他的房。我说吴二爷，你要能给大郎报了仇，才不愧是大呼好汉吴二郎。你要给大郎报不了仇啊，王八羔再和你打枪。 这个小套曲儿又绕上两句干活的话，真如同老虎顶上放炮仗气得武松白眼珠子起红线，黑眼珠子冒火光。武松说：“就请二位多辛苦，陪俺武松上公堂。”哎，好，走，走，走。来到了，来到了，就到了阳谷县大堂。看了看大堂口，就把那个堂鼓放武松他抓起来，举了个锅顶梁。 啊！看鼓的就喊：“你可别摔！”嘣，咕噜噜噜噜，把汤鼓摔在石条上了。看鼓的还一屁股坐在了酒地下。嚯！衙门里前后如同翻了江，吓坏了头撞耳撞，头快玉耳快，忙坏了刑房、礼房、库房、病房、喝茶房，三房六房都来到，延迟排开列两旁。一看是都头摔堂鼓，十个人九个九清凉了。这时候。 王知县正给太太吹脊梁呢，也吓这个心里一晃晃，这一晃晃，拳头底下没准数了，嘣！吧唧，把太太一拳捅下床了。王老爷手忙脚又乱，把个帽盒扣在脑袋上，官衣才伸进来一只袖，哎他端着个纱帽上了堂了。王老爷照着堂下看，呀。 带上来独头乌二郎，大老爷一见不高兴。武松啊，你这个办事儿不大强，衙门的规矩你该懂啊。摔了堂鼓为哪桩？武松上前跪半步，回老爷：小人武松有愿望愿望大堂上，武松他从头说一遍，惊动了老爷王正堂，西门庆。 是阳谷县这个大财主，因钱上曾帮过本县不少忙。我要是准了武松的状，他日后生财进宝不顺当了；我要是不准武松的状，他那个脾气不好，他他真敢跟我闹饥荒。哎，西门庆啊，西门庆，你怎么偏偏惹到他头上啊？ 吴老二啊，吴老二，怎么这事偏让你摊上？西门庆家大业大势力大，有不少亲朋好友在汴梁。我要是把他惹恼了，对我的前程不利了。可武松给我当都头啊，好像我两腿俩肩膀。我要是把他得罪了，也对不住好汉武二郎。呃，这王知县呢？ 看看武松，想想西门庆，想想西门庆，他又低头看看武松，掂量过来，掂量过去，好半天，他把心一横，哎，哎，还是奔现前程要紧呐！武松啊，你要是也有几个在朝为官的亲朋，那就好了。你没有。 我也只好对不住你了。说什么天理和良心呢？把眼一闭，去他娘吧！嗯，我说武松啊，老爷，人命官司非小可，你这桩告得太荒唐。常言道，捉贼拿赃，捉奸拿双，你没捉到吧？你没有人证，怎么过堂？王知县话音没落地，陶曲喝酒上了堂。回老爷。 我帮大郎捉过奸，大老爷呀，废话失手我在场。哦，有人证，呃，啊，武松啊，有人证也要有物证，没有物证过不了堂。武松他掏出了小口袋，一伸手放在了桌案上。大老爷，口袋的骨头是铁证，那银子是奸夫淫贿的卖路赃啊，也有物证。 呃啊，武松啊，就凭这点脏和证，老爷我还是没法做主张。银子上没刻西门庆的名啊，而人骨头城外边能捡一太筐。武松啊，回去吧，下堂吧，别闹个诬告不是罪难当。武松他忙把老爷叫，老爷嗯，他王知县袍袖一甩，退了堂。哎呀，气得武松猛一蹦。 我的乖乖，差二指没到大梁上。武松心想：“哦，我明白了，明白了，官儿啊，你把心眼长到了脚脖上了，也罢。公堂上没有天和日，俺武松自己拿主张。兄长啊，在天之灵别走远，看兄弟杨谷贤的我闹一场。英雄壮起杀人的胆呐，把脚一跺，下了堂。” 调曲喝酒，随后跟出县衙，路过了东板房，出来了东平、学霸两个差役，抱不平，拽住了好汉武二郎。东平说：“二哥，你要有事只管说。”学霸说：“二哥呀，叫俺帮忙准帮忙。”武松说：“好，不亏咱往日交情厚，多谢了，那就请随二哥走一趟吧。别客气，二哥带家伙不？带上。” 哎，好嘞！东平学霸别上了刀，紧跟着好汉武二郎。大街上买了那银科千张香盒了，又买了北美烟台和纸张，烧酒黄酒两坛子，熏鸡烧鸭一大筐。闲话少说，回到了家，气大户的一阵忙。现在灵前摆好了供，在供桌前一桌子酒席也摆上。潘氏金莲心纳闷啊，大个子摆下酒席为哪桩？武松说：“嫂嫂。” 自从俺哥下世去，多亏了左邻右舍来帮忙。今天我武松回来了，要请请众位好街坊。潘金莲信以为真，内藏着笑呀。还是兄弟办事儿想的周详，但不知要请哪些个呀？啊，头一位，西院隔壁你的王干娘。哟，对了，呃，这个嫂嫂我心意，王干娘帮了不少忙。 啊，嫂嫂，我与他人生面不熟，烦嫂嫂去请跑一趟吧。啊，那是啦，嗯。潘金莲扭了捏了进茶馆，他亲亲热热的叫干娘呀，干娘啊，谢天谢地没露馅儿。瞒过了大个吴天罡，我让他买了些个酒，买了些个菜，请干娘快去喝一场。 哟，我说小娘子，你与那官人西门庆，就过个日久天又长吧。干年轻哎，小娘子轻，和这就叫王八睡觉做别梦啊，片儿啊挂的到楼上了，哪不松。 东林青来了个刘文清，西林青来赵四郎，南林青来了张公道，是北林青来了胡正祥。前后脚怎么那个楼来上，可是一个一个变模样了。前武松一张大脸青似铁，把那俩眼瞪得像铃铛。耶，哪有这模样请客的？又听见咣当一声响，回头看，耶，东平学霸关上了楼门，多半上了，想走也走不了了。老王婆。 飞檐珠转了好几圈儿，觉摸出今天这个酒场不吉祥。三十六计，走为上，我别在这里找遭殃。哎，我是五二爷呀，老身我来的太慌慌，忘了把屋门给锁上，我锁门去。坐下哎，哎呀坐下就坐下。 四个老头一听啊，咱也别站着了，全坐下了。武松说：“众位高邻，自从俺哥下世去，多亏了众位来帮忙，俺武松略备水酒表谢意，礼不周到，多原谅。”老头们心里话，你想干么就干么呗，别弄这些个钻帮腔了。嗯，可这武松一连劝众人几杯酒，可就是没让王婆尝。武松才一连喝了六大杯，让东平。 啪啦啦，就把酒席撤了个光。老头们一看要坏事儿，武松说：“哪位高林会写字？”众人说：“呃，背底下竖着老胡强。”啊，胡先生，求您老给我带带背，我要替混蛋县官过过堂。虽说着，噌的一声拽出一把宰牛刀，噗嗤插到桌子上，开始。 潘金莲一边早明白了， <laughs> 可上了大哥他那个当了。我说西门官人，快来吧，快来吧，来晚了奴家准遭殃。听到武松一声喊，只吓得身良耳光当一咣当。武松说：“潘氏，俺兄长待你哪儿不好啊？为什么心狠意毒丧天良，小奸夫？” 你怎么把我兄长害？把实话说到桌面上，今天你要敢撒根谎，我一刀扎你个头心凉！潘氏说：“我说，我说，我全说。”武松说：“胡先生，记好，呃，你放心吧，都头，我一个字不漏全记上。”讲，呃，是哪一天？ 奴家在楼上卷珠帘，一失手把个珠帘掉到了大街上。正赶巧西门庆，呃，西门庆那贼打那儿过，差一点砸到他头上。他抬头瞧见了奴家，我回家后三天没喝汤，这是他以后对我说的，说瞧着奴家太漂亮。 他买通了茶馆的王婆子，哎，就是他，光银子花了六十两。他们俩定下了一条计，说是请奴家做衣裳。他把我请到了茶馆里，老王婆引去了那只狼。当时奴家我就要走，他们两个把那前门后门都堵上。王婆子就把酒菜摆，硬逼着奴家饮酒家。酒席上他把我灌醉，嗯，从那天起，俺们俩茶馆常来往。 到后来，西门庆王婆定毒计，帮着我用毒药害死了你哥武大郎，毒药都是王婆给。武松说：“王婆，药从何来？”老王婆，我个老嘴长了好几张，心里暗骂：“潘金莲，你个小贱人，你张嘴就把我咬上了。” 好，你说实话，我也说实话。 <laughs> 我说五二爷呀，阳谷县哪个不怕西门庆啊？何谈老身一婆娘？西门庆给的我砒霜药，害死了你哥武大郎。这个事都怪西门庆。我说五二爷，俺再也不干这一行了。胡正祥一字一句全写好，俩婆娘也都把手印摁巴上。 四个老头划了狮子牙，武松就往腰里撞，怒冲冲掂起手中的刀，一抬腿踩住了潘石太的胸膛，伸左手抓过来王婆子，落到了潘石太身上，蹬着后背一举刀，四个老头啊吓得八个老眼全闭上了，东平学霸刚要来，怪好的俩头离了脖腔了，完了这武松。 跪到灵前，把头叩，耳目落泪。敲兄长，哥，你要有灵，睁眼看！我开刀杀了俩婆娘，我这就去找西门庆，定与那恶贼拼一场。武松他送走了四位老先生，冲东平学霸开了枪。俩兄弟，二哥今天这一去，死活就在这一场。你们俩还要拱门把柴干，光中之下不便当，请回吧。 二哥，你可要多加小心。放心吧，记下东平学霸且不提，回头单标武二郎，他带好刀，提着人头出了大门俩人头是在油纸包里藏。简短解说来好快，就到了西门庆开的声药房，照着屋里六神看，有个老主管，一个人趴在柜台上，鼻子上架着老花镜，打算盘写账还怪忙了。武松进前。 说姐姐，光西门庆他可在府上？老主管忙的没抬头啊！出去了，哪儿去了？找找找！这武松就把人头放到柜台上。西门庆到底他在哪？对给武松我讲讲。哎哦，武松！老主管闻听这句话，才一抬头，我娘哎！当时吓得脸焦黄。呃，武都头，呃，人人头。 西门庆在哪？呃，西门庆官人，他他他他他早有话呀，呃，不准说他在狮子楼上饮酒浆，他不让说，呃，我这不说出来了吗？嗯，好，走，好汉武松来到，就到了狮子桥头上，抬头看，狮子楼高三丈，雕梁画栋真排场。 一对纱灯，两边挂，四周围都是大纱窗。门上横悬一块匾，狮子楼，三个金字直放光。武松进前要上楼，跑堂的过来忙拦挡。呀，呃，这不是大呼好汉武二爷吗？说：“我。呃，对不起，楼下请，楼上有人包了庄。谁包了？呃，他，他，他不让说。哪一个？ <laughs> 就是西门庆大官人，他不让。呃，我也说出来了。嗯。 小汤官一把没拉住，上去了好汉武二郎。小汤官急忙去找掌柜的。武松到了楼门旁，门上看挂着个大布帘，他顺着缝往里一打量，就看见了西门庆就在正中坐，四周围狐朋狗友一大帮。这一个。 外戴着帽子，斜了着眼，那一个长着瓜子，露胸膛，一个个喝的差不多了，正在那紧吹牛腿行。这个说：“大官人，放心吧，管教五儿活不成。”那个说：“他不是景阳冈上打老虎吗？想当初咱高粱地里打过狼，差不哪儿去？”这个说：“王老爷准给你做主。”那个说：“走，咱去找武松比力量。” 对，杀了武松除后患，恁两口名正言顺合了房。西门庆摆手说：“且慢，依我说，命都不如俺算强。怎么，你怕他了？哎，你怕他，俺不怕他。走，咱去会会他。找不着他，算他命大；要找得着他，我抓过来啃了他，叫了他，我喝口酒淹了他。好汉武松气炸了肺了。” 挑条门帘窜进了房，动手把人头砸过去了，真叫准呐！嘣，正砸在西门庆的鼻子上。这一下，十字楼上可乱了套了啊！躲的躲来藏的藏，也别说真有胆大的。这不好汉武二郎，这一个朝武松迎面就一掌。武松他身子没动，用刀膛去你的吧！就听见咔里咔嚓连声响，这个小子巴掌和胳膊分了档了。 哪一个，照定武松就一推，让武松抓住脚板一点两，你下去吧，顺着个楼板就滚下去了，咕噜噜噜噜，咣当当，砸倒了三个大酒缸啊！西门庆一抬腿蹬到了八仙桌，桌子上男丝家伙全摔光了，武松往旁猛一闪。 拿命来吧！钢刀一举过顶梁，斜肩带背往下躲。西门庆功夫真不让往旁一躲，窜过去，一抬腿，真脚快，啪，正踢在武松的手脖上。 大钢刀出了手，西门庆一见喜得慌，找武松，恶虎掏心就是一拳，这一拳打的真快当。武松他左臂往外磕，斜身进步伸巴掌，雷把我的戳过去。西门庆左勾手一翻往外烫枪不贴身单拐肘，到底是武松腰眼上。好武松使的是拐肘，磕拐肘。西门庆咣当咣当接咣当，好武松。 底下使了个狗连腿，上边一张黄木光，西门庆顾上没骨下，吧唧摔在楼板上了。武松上前一探手，抓起来举了个过顶梁。西门庆，阳谷县里你是一霸。 方圆百里你为王，往日里你从街上过，大人小孩多一旁。今天我叫你露露脸，大街之上你亮亮光，顺着窗户就扔出去了，嗖，头朝下戳到大街上了。武松端着刀一口，也飞身跳到大街上，刚到一举砍下了头，三个人头就往那油纸包里装。他提着人头上了堂，这就是替兄报仇。 武松大闹阳谷县，到下回是石家庄上庄姑娘。